之前啊，咱们用几集节目把南边的这个基辅战役啊说完了。这场呢，这个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围歼战，称得上是荡气回肠，是精彩万分。那这南边说完了呢，话分两头，该说说北边了啊。呃，相比中路和南方的战场啊，北方战场的战争场面呢，实话说不如南边两个那么精彩。 首先，作战地域小；其次呢，作战兵力也少，而且呢，将近九百天的时间都是在围困，没有什么像样的战斗。但是这并不代表这地儿不重要。这个地儿啊，叫列宁格勒，之前呢叫彼得格勒，在之前呢叫圣彼得堡啊，今天呢还叫圣彼得堡啊，六道轮回嘛，又转回来了啊。这地方就不用多介绍了。 二百多年以来，自彼得大帝开机以来，都是沙俄帝国真正意义上的首都。莫斯科，咱们说，只不过是个故都啊。之前沙皇去呢，也就是加个冕、祭个祖啊，冷不丁的去一趟啊。如果说这个圣彼得堡相当于北京是吧，那这个莫斯科就相当于圣经啊。但凡开明点的君主，根本就不想去破地儿，那交通闭塞、蛮荒烟瘴。 旧贵族保守势力聚居区是吧？这个基础设施也不好啊，俄式那种旧房子啊，哪像大圣彼得堡啊，像欧洲开放的窗口。这个之前我去这个圣彼得堡的时候，就问导游啊，这挺有意思的。我说圣彼得堡是北方的威尼斯啊，是吗？是吧？导游说不，那说这是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啊，阿姆斯特丹啊，这个可能两者确实有相似的地方是吧？阿姆斯特丹都是男人喜欢去的地方啊。 也确实，十七世纪是海上马车夫荷兰最辉煌的时候啊！这个城市的这个建立者彼得大帝，长期跟那边学习，可以说是集齐了欧洲近代以来文明的精华。正因为如此，圣彼得堡就成了俄国当仁不让的工业中心和航运中心，然后就酝酿了一个工业化的副产品。 无产阶级，所以说这十月革命啊，一声炮响，这炮呢就是在这儿打的啊。到了苏联时代，这个以革命导师列宁命名的城市，没有辜负他的定位，延续了他工业排头兵的地位，同时也是最强大的红色海军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呃，介绍这么多啊，这个这么好的地方啊。 让西面呢一直对这个苏联心心念念的希特勒对这个北方明珠的惦记也就不用说了。之前咱们一直强调说希特勒重视的是乌克兰啊，没有错，但是并不全面。在四一年八月，希特勒给最高统帅部的训令当中啊，反复强调了一个排序：列宁格勒第一，顿涅茨克平原第二，莫斯科第三。 由此可见，俄罗斯的这个北方工业重镇、文明古都、滨海城市，在这位独裁者加侵略者心目中的地位，甚至呢，有一种说法啊，说在制定这个巴巴罗萨计划之前啊，希特勒的攻击重心就是列宁格勒啊，因为刚刚开战嘛，是吧？德国并没有巨大的战争损耗，只要保住现有的几个生命线，就一切 OK。 那么最重要的生命线就是横渡波罗的海的瑞典铁矿石运输通道，而这条生命线，由于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卡朗施塔德基地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德国的铁矿石来源。在一次这个作战会议当中，希特勒就对德军将领们讲：“彼得堡应该优先占领，而且要毁灭它。” 占领和毁灭这个城市，不仅可以取得巨大的战略利益，让德国严严盯死彼得大帝打开的欧洲之窗，把波罗的海变成德国的内海，而且通过占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摇篮，还能瓦解敌人的反抗意志，摧毁他们的士气。啊，在这个这个混世魔王的眼里，对于列宁格勒，那是志在必得。 所以，负责进攻这个呃列宁格勒的北方集团军群的任务，是从东普鲁士出发，消灭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苏军部队，然后同芬兰军队协同合围列宁格勒。希特勒给定下的时间节点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号以前，也就是从开战起一个月的时间内。 他希望能够在东宫广场隆重检阅他的部队，在历代沙皇御用的阿斯托利亚饭店举行盛大的庆功会啊！大家跟这儿喝啤酒、啃猪肘、听瓦格纳啊！我就不喝伏特加，我就不吃酸黄瓜，我就不看天鹅湖，是吧？这是希特勒的梦想，也在为这个梦想付诸实施而奋勇向前。 先看一下这个两边的实力吧。啊，德国北方集团军群下辖二十九个师，由二十二个，其中呢二十二个步兵师，三个装甲师，三个摩步师。当然了，这明显比这个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在兵力上呢少了不少啊。但是开战之后，芬兰啊从北面以十五个师的兵力配合行动，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前面讲这个苏芬战争的时候也讲过，芬兰军队骁勇善战啊，集团军群司令是冯莱布元帅啊，这位出身巴伐利亚炮兵部队的光头元帅，年轻的时候啊跟着瓦德西镇压过义和团啊，还参加过这个胶州湾登陆啊，是中国人民的老敌人。由于这个是炮兵出身啊，所以特别擅长攻坚。 之前西线战役的时候，他率领的部队呢，就是正面进攻马奇诺防线。其实呢，就是这个装装样子啊，佯攻嘛啊。但是毕竟这老爷子是那种正直老派的贵族军官，军中威望极高啊。前线统领全军，也算是实至名归。北方集团军群下辖屈希勒尔上将指挥的第十八集团军，布施上将的第十六集团军。 啊，还有霍普纳上将的第四装甲集群啊，值得说一下啊。这个第四装甲集群下属一个第五十六装甲军，五十六装甲军军长就是日后声名鹊起的冯曼施坦因，当时还只是一个军长。苏联这边啊，这个负责统领全局的是西北方向司令员斯大林的头号马屁精啊，兼头号酒友。 克里门特·叶弗列莫维奇·弗洛西洛夫元帅啊！而且这个苏联在这儿呢，把军队也分成了两波，防守德军从波罗的海沿岸进攻的是西北方面军，正北防范芬兰北方方面军。此刻想想啊，苏联当年惹人家芬兰干嘛啊？你这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挖坟，活该啊！活该啊！活该啊！活该！ 说起弗罗西洛夫，这哥们儿是世界军事史上很少见的纯正宫出身的军官，而且这个很早就登上军中高位的这么一个将领啊，有这哥们儿挑大梁啊啊，苏军何愁不败啊？没办法，人家跟领导关系好啊啊，尤其是霍霍自己人。 特别有一手啊！所有那个苏联那个肃反的时候是吧？这个签署的那军官的死刑令啊，斯大林签完了，底下就是弗罗西洛夫，他当时是国防人民委员嘛啊，就是枪毙这帮坏蛋，这都都是都是他签的啊。然后就是那个日子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号，元首梦想起航，北方集团军群在莱布元帅指挥下，以赫普纳第四装甲兵团为中路。 屈希罗尔第十八集团军为左翼，布什十六集团军为右翼，在第一航空队的支援下，从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啊，向陶格夫皮尔斯、普斯科夫、列宁格勒总方向实施进攻。莱布给这个第四装甲集群的先期任务是完整的夺取陶格夫皮尔斯城外啊，西德维纳河上的两座大桥，占领陶格夫皮尔斯。 为此，曼施坦因的第五十六装甲军和莱因哈特的第四十一装甲军展开了进军赛跑。曼施坦因率第五十六装甲军甩开左右两翼，单刀直入，四天一口气就冲了三百二十公里啊！所以后来说这个德军在苏联前进速度一天是八十公里，就说的是曼施坦因。其中第八装甲师在六月二十六号首先抵达陶格夫皮尔斯城外。 这个师的师长是勃兰登堡将军，让德军士兵利用缴获来的四辆苏军汽车，装扮成后撤的苏联伤兵，瞒天过海，骗过了苏军守桥部队，完整的夺获了西德维纳河上的两座大桥，使得北方集团军群主力顺利的就渡过了宽阔的西德维纳河，一举攻占陶格夫皮尔斯城。在苏军统帅部，斯大林同志就慌了啊，撂了爪了。 为啥这地界儿已经是列宁格勒的门户，相当于斯摩棱斯克之于莫斯科，日托米尔之于基辅，山海关之于北京啊，是吧？不行，陶戈夫皮尔斯不能丢，得有人负责呀，是吧？但是刚开打，斯大林这个不能让自己的基友小福背锅呀，怎么办呢？是吧？ 西北方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上将光荣的成为背锅侠，这事儿你得扛啊！这个打仗不行啊，你你你你你你这是赖你啊！你得被这个处理。临阵换将能打好吗？从生物学的角度也不行啊，是吧？虽然斯大林把自己的掌上明珠“精于计划”的瓦图丁派到了方面军当参谋长，但是毕竟德军是来势汹汹。 你被动防守，想要挡住是很困难的。接下来，德军在屈希勒尔将军的带领下，一路攻下波罗的海三国，直接攻下了西北重镇，有俄国宗教中心之称的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一丢，就意味着列宁格勒连内衣都没了，光着屁股站到了德军面前。此时。 芬兰军队的两个集团军从维堡至卡累利阿方向向南挺进，跟德军相呼应，被列宁格勒成了夹击态势。事到这一步，斯大林可就真不干了。你们这帮废物点心，太让我失望感情除了会吹牛掰，就是会喝酒，冷不丁陷害个自个儿人，真打仗你屁也不会。 一通电话催过来啊，也不顾俩人的旧日温情啊，对这位死党是毫不留情面，劈头盖脸一通臭骂。姓福的啊，普斯科夫你都给我丢了，还是弃守？你打算把部队撤到北冰洋去逮北极熊吗？弗罗西洛夫惊出了一身冷汗，但是人家福大帅什么人？什么都不行。 就是脸皮的强度型啊，比灵宝拐弯都厚。马上表态，老大，我错了，我一定尽职尽责，绝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嘱托和信任。誓与阵地共存亡啊！共存是不大可能，共亡压又不肯啊。但是你看人说的好听，多教科书式的表忠心呢。但是光表完忠心不行啊，你得赶紧行动啊！事已至此，光吹牛逼有啥用？德军不配合你啊！ 所以老福开始大兴土木，发挥出多年宣传口积累的经验，动员城内的居民修防线。弗罗西洛夫紧急动员了上百万列宁格勒居民，夜以继日的干，围绕列宁格勒构筑了三道防线啊！来，大家伙啊，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啊！其中最外面的以卢家城为中心，南起伊尔门湖。 沿卢家河一字排开，北到卢家河出海口，构成了全长三百公里的卢家防线。在这条防线上部署了四个步兵师和三个民兵师。啊，考虑到这个北部方向芬兰军队的战斗力相对德军较弱啊，对苏军还是可以的。弗洛西洛夫又从北方方面军调出六个师又一个旅，加强卢家河一线的防御。接下来。 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来溜溜了。德国人最不喜欢的就是给对手留时间。占领普斯科夫之后，德军标志性的大钳子又挥出来了。这次的组合是莱因哈特和曼施坦因，虽然没有中路是吧？霍特和古德里安那两个纯种装甲集群那么猛，只有两个装甲军。 但是呢，应对北方战区这种狭长地带，其实也足够了。大钳子直奔一个叫楚多沃的小城而去，眼看就要切断苏军退路，但是老天爷开恩呢，下雨了啊！加上苏军在弗罗西洛夫的鼓舞下，更多是恐吓下严防死守，奇迹般的反击了曼施坦因五十六军右翼。真没想到，哎呀呵！ 呃要死的长虫还能回头咬我一口啊！所以这样一来，苏军在卢家的防御部队愣是把这个德军这波攻击啊给怼回去了，不容易，啊不容易！弗罗西洛夫擦了一把冷汗，总算是没让莫斯科的小胡子魔鬼挥泪斩马谡。这次苏军的成功防守啊，对战场影响不是很大。 啊，但是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打脸效果啊，就是让柏林小胡子之前吹牛逼的那个七月二十一号之前占领列宁格勒的牛皮彻底爆了啊。然后呢，呃，就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接上之前咱们讲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南北分兵的桥段啊，是由于南北战场啊进展不顺啊，北边就是在受困于卢家防线的时候啊，希特勒呢才发布三十三号训令。 派这个中央集团军群霍特的第三装甲集群北上助战。为此，在这个二十一号这一天啊，希特勒亲自移驾普斯科夫前来督战，严厉训斥了集团军群司令莱布元帅。莱老爷子都六十五了啊，低着头听这个前波西米亚下士咆哮啊！我如此的信任你啊，我给了你俩集团军，一个整编航空队。 你呢？被一帮布尔什维克低端泥腿子挡住了步伐啊！你太让我失望了啊！你对得起你的贵族称号和巴伐利亚军人的荣誉吗？啊！这个莱老爷子低头不语，疯狗发作，你还能说啥呀？让你丫咆哮吧！于是希特勒命令莱布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在最近几天拿下列宁格勒。最后，希特勒说：“啊，至于对彼得堡的善后处理问题，我们一定不能仁慈。” 要让每一个俄国人吓得发抖，我们要把旧世界毫无意义的法律、旧世界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踩在脚下。我们不需要俄国，既不需要敌对的俄国，也不需要友好的俄国。我们只需要一片东方的土地，所以我们绝不接受无论是彼得堡还是莫斯科的投降。我们必须使他们化为乌有，化为灰尘，让他们在地球上消失。 从这儿你就能印证出来，这疯子是丧心病狂啊！你要把人家全灭，你说毛熊能不跟你死磕吗？你还不如带点猪肘子、香肠、土豆泥去，那没准都比飞机、大炮、坦克车管用的多。没办法了，面对现在的僵局，就看莱布能不能出奇制胜，让列宁格勒陷入囊中。 对面的弗罗西洛夫又能不能打造出赫鲁晓夫之盾一样的钢铁防线呢？咱们看看吧。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